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振营、高辉、小兵。OK，咁啊，翻嚟我哋啊九月最后一集嘅钱钱钱打到嚟啦。嗯。咁啊，小兵喺度啊。大师你好。你好啊，仲有阿的喺度。系系。大你好啊。你好啊，你好啊。点啊？个市错运未啊？错。